课文三，在饭馆儿，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是你哥哥吗？他和你长得真像。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，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才能分出来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吧？除了父母以外，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。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，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我们住在同一个楼，同一个房间。 生词。碗。分。